锵锵三人行，我是梁文道，还有徐子东跟马家辉。你说这个窦文涛， <laughs> 他前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了，他有一天说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要谈这个张柏芝、谢霆锋，他特别感兴趣嘛，这种事儿我们都了解，对吧？好，到要谈那天了，哎呀，不行，太累了，累坏了，得休息一下。 <laughs> 接下来这礼拜呢，又兴致勃勃说要做了，又不行，又累坏了。 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托付给我们说：“我们三个来替班的时候呢，你也得讲一讲这事儿。 <laughs> ”但是，但问题是隔了这么多时间，人家的这个婚姻状况可能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呢，对不对？所以才要，才我们的新闻就不赶趟了。不，他现在还在持续发展中。哦，没有这个这个事情啊，文道，我有发言权哦，因为其实窦文涛，窦文涛，我不是说张柏芝，我有发言权哈，那个我有观看权而已， <laughs> 因为呃，窦文涛已经讲过一集。 张柏芝，这是我讲的嘛？ 我来，因为上个礼拜是吗？跟又廷讲，兴致勃勃讲不够啊。当时剧啊，当时在节目里面，窦文涛我还记得流了几滴口水，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啊，真是整天骂人家八卦，结果自己这个事情，我真的从早看到晚，连续上网五小时，把所有的，所以就看累了， <laughs> 对，累到节目都做不了，太兴奋乏了，你知道？看的太兴奋了，结果做完一集之后哈，是我挑他的嘛。” 说文文涛啊，这个节目呃这个题目这么好，应该做一集不够再做， <laughs> 所以他想再做。好，那今天你多讲，你多讲。可是他没有办法，他太太太兴奋，他就太兴奋了，做不了，太兴奋。那这个事情我也不懂。后来那个，反正这事情啊， <laughs> 你们谈什么？谁都不懂在谈什么？因为那个没人懂，因为我今天来做这个节目之前啊，经过去吃饭嘛，经过报摊就看到哎，八卦周刊的封面又有新发展。 我都没买，因为我已经决定不买《八卦周刊》了，不想呃，因为购买一个东西等于支持他嘛，哈，那我不想做这种事情了。可是上网看盗版。对，没也没有。可是站在 <laughs> 站在报摊前面站了十分钟， <laughs> 看着封面， <laughs> 看了所有《八卦周刊》的封面我都看了哈，就每一个封面的版本的说法都不一样。一个《八卦周刊》就说谢霆锋、张柏芝复合了。 啊，复合了。那一另外一个周刊的封面就说他们闹翻了，还说什么张柏芝跟她婆婆啊，是婆婆吧？就是一个迪波拉，迪波拉嘛，就是她婆婆嘛。对，那还骂脏话骂她婆婆，这所以这个。 真不说迷离啊！对，五个周刊不都不一样吗？子龙，我看你大概不太了解这事儿，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啊。好，这事儿呢，得从嗯多年前开始讲起。 <laughs> 你营造艳照门事件你记得吧？对个陈冠希你熟吧？对吧？这都大家都了解吧？那陈冠希当时不是公布过一些， <laughs> 不是不是公布，是被人曝出来了一批他拍的在自己电脑里头留存的珍藏的半夜偷看的那批照片吗？嗯。那那个照片里面不是有张柏芝吗？ 对吧？那么后来那个时候，这个照片出来的时候，当时谢霆锋已经跟这个张柏芝呢是结了婚的了。嗯。那么那时候就弄得很难堪嘛，然后大家就看谢霆锋怎么办。谢霆锋当时表现就很大度，一个一个男子汉就说：“这是我太太过去的事儿，这没什么，就就就算了。”就停下了，是吧？很多人觉得这个做法是对的嘛？对，挺挺挺不错的啊。好，结果后来到了好像是五月吧，是五月，反正一个多月前，呃，又给。 记者们发现了这个张柏芝跟这个陈冠希碰上了，正好在同一个飞机。那在同一个飞机碰上，张柏芝是听说是主动要求换位置，坐到这个陈冠希旁边。两好久没见，电飞机中叙叙旧，就纯粹说话上的叙旧啊。然后就聊起来了，然后聊起来呢，那么后来又给人拍了，那么事后这个照片又出来。 因为这个照片的事情呢，那么谢霆锋呢就勃然大怒，就觉得说当年啊那艳照门也就算了，你现在还还还跟这个人还聊得那么欢吗？这种还能继续跟他做朋友吗？大概这个意思，结果就就闹得很不愉快。结果这闹不愉快出来之后，慢慢慢慢这事儿就说大了。就因为一堆的八卦周刊马上听到这消息，你知道八卦周刊这个，他们是在香港这种，其实现在全世界都是这种事。我发现啊，就。 这事情从来不是单纯的，这娱乐圈人物的事情，只要有媒体的介入，媒体就会促成这个事件，把这个事件变出新的面目。比方说，嗯，他这个周刊打电话去问这个张柏芝，问他身边的朋友，甚至问这个谢霆锋的爸爸妈妈，就张柏芝的公公婆婆，就问他们说怎么看这事儿。 说着说着，不就说话越来越多吗？说话越来越多，就搞出来说什么啊？过去这么多年，谢霆锋辛辛苦苦攒了几亿， <laughs> 哎呀，张柏芝又怎么把他给弄掉？然后逼着谢霆锋又怎么样把他的物业一个一个转到自己名下？然后中间又牵涉一堆人等，中间传话什么？她婆婆的好朋友是个超级八卦节目主持人，又在那边说话说，结果最后闹到就是谢贤迪波拉。 这是谢霆锋的爸爸妈妈，这当年红极十大明星啊，也是。然后两个呢，就好像一人挺这个媳妇儿，一人骂这个媳妇儿。然后谁挺媳妇儿，谁骂媳妇儿？这个呃谢贤挺媳妇儿啊，挺这个张柏芝。那这个时候呢，谢霆锋呢又在吉隆坡，在马来西亚在拍着戏，然后这个一直记者要等着看呢，就是说看这个张柏芝会不会带着孩子 <laughs> 跑去吉隆坡。 叫哭包，广东话哭包，就是说，呃，哎呀，别闹了，这两夫妇嘛，对不对？这叫哭包嘛。然后呢，但是谢霆锋这传闻呢，就是坚决你别来，你来我也不见你，我现在没空啊，就吵得很厉害。 <laughs> 那现在最新的进展呢，好像也就是到这了，是吗？这他文道强。 比的比谁都详细，都知道，而且还加油添醋。没有有一个部分很重要啊，文后托以重负。不，只能我读了读书读的多苦啊，这都有一个部分很重要的。 <laughs> 开卷酒，它变成那个文道刚才说的那番话，变成了加油添这添醋的，是吧？其中一个部分，因为特别那个前面部分要小小少少更正啊，不然那个难难讲。这个。 我们要考据一下哈，第一个你说被记者发现，我不晓得啦，我的也翻一下报纸，好像根本不是，这是所谓的公民狗仔队啊，我们的了解，全民狗仔队啊，大家可能是一个好空中小姐，这个记者，叫空中校爷啊，大家看到，然后人家一看到陈冠希跟张柏芝在一起，晚上晚上，哎没有，重点也没有照片啊。 就说了，就用说的而已啊，哦，没有照片嘛，哦，说有没照片，没有那个我们看到的是网上有人画出来，你知道那是报纸嘛？是又是做出来的那种，哦，纸的是那个，所以所以太不仔细了。所以坦白讲，我上个礼拜跟文涛也讲了一个观点，我们没有人知道当时张么事，跟陈冠希讲什么嘛，他可能跟他说。 放心，我原谅你，以神之名原谅你，我爱你。可能啊，这个我跟你讲，宽恕哈。跟你讲，讲搞八卦太难了，我昨晚已经搞半天了，这个。是为了今天讲，看得出来你做了功课，我做了功课，特比比比读什么都还累。我现在听家辉这么一讲，我东西啊，得用王国维讲的双重证据法， <laughs> 就是一方面听传闻。 一方面在地下找证据，就必须要到这个航空公司那找材料， <laughs> 看有没有什么双重证据吧，拼起来看。我现在才我现在发现一句话叫“屁股决定脑袋”啊，这句话真对。怎么了？梁文道一坐在这里啊，我就发现两个变化。咦，第一。 狗仔八卦新闻一下子了解了这么多。 <laughs> 第二，政策水平很高，常提醒我们说什么东西不能讲， <laughs> 那都是文涛 <laughs> 讲的，文涛干的。平常我就是被人说政策水平低，那个对象对不对？提醒我，哎，这个东西说不能说，我得盯着你们啊。屁股决定脑袋。好了，别再说下去了啊，这个政策的事儿，这是我们能说吗？强强赛也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我是觉得啊，刚才佳辉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倒挺重要。就今天这个有公民记者嘛，嗯，在那公民记者呢，主要干的呢是公民娱乐记者，嗯嗯。比如说我现在常常看到，就是有人告诉我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我妈啊，嗯嗯，呃，平常我去哪干活、去哪工作怎么样，我到处跑的时候，我妈过去呢就等我电话，也不太了解我上哪去。但像我妈对我的行程掌握比我自己还清楚， <laughs> 她会忽然跟我说，哎呀，没闻到我。 呃，明天去西安啦，西安天气热啊，怎么样？说，哎，你怎么晓得？ <laughs> 网上说的嘛， <laughs> 微博。 <laughs> 我说这，然后呢，甚至乎我有一回搭飞机，那个飞机误点了，他都晓得，他是怎么晓得的呢？是我在武汉要去北京的那个路上。 在机场里头误点了，那我后头呢？有人看到我后头往我背后拍张照，然后马上微博上，哎呀，这班机误点，我前头看到两道，我妈也看到，说哎呀，这误点。 <laughs> 这基本上今天这个有微博、有手机、有手机能照相的年代，你基本上是任何行踪。 每一步，确 <laughs> 实都。文道，你这也不能怪人，这里面有几个错误。第一个，那些狗仔队是很八卦，拍完你还放上，不是狗仔队，公民啊，公民公民，拍到你还拍拍上去啊。我必须承认，我是其中一部分，我的微博全部是梁文道的照片哈，全部。两个是很暧昧。的。 <laughs> 我去哪里都拍。第二个错误在于说。 你母亲大人啊，干嘛要每一次在家搜索你啊？能闻到，就是因为经常不打电话嘛。亲就是嘛。听起来跟我老家看，听起来跟我老婆做的是一模一样。 <laughs> 我妈从早到晚在找马家辉，这样对对对吧？没错，基本上不是他基本上看我的消息啊，是啊，但是打我的名字再搜索一下，是啊，是啊，对我都不用微博，是我妈在用。呃，鲁迅当初有篇文章论袁林玉的那几句话，嗯，真是非常一直有用。嗯，他说。 是的，今天的传媒啊、报纸啊，有很多话不能说，有很多事不能做，被人管着。同时，他们又在管别人，他们又在害别人。嗯，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就是就是今天一直都在。但是反过来讲，作为一个文化现象说，为什么大家对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啊？他也牵涉到千家万户。嗯，他有一些夫妻之间的固定的。 大家都有的一些问题，比方说有一方犯了某个错了，嗯，比方说假定是一个错误，或或者不管他错不错吧，另外一方是原谅这一方的，嗯，但是这个原谅都是假的，嗯，他永远记在心里，嗯，只要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原谅就会出来，嗯，啊，这个这个是很多人的关系里边会常有出现。第二个那个。 有错，我们假定说有错的这一方会失去安全感，嗯，然后就会在金钱上、房子的名字上，嗯，就会纠葛，这又是千家万户的事情，嗯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二十多岁的朋友，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对我很震动。他说他父母开始说真话了。我说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我他的父母大概是将近五十岁这样，就是快快五十这样，嗯。 他说：“他们开始说真话，我很害怕。 <laughs> ”我说：“我说这什么意思？ <laughs>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的妈妈开始批评他的爸爸，嗯，讲一些话。嗯，这些话讲的都是真的，但是句句都是很伤的。嗯。而他说他的爸爸现在是秉着没有回，他他也同样可以回实在的话回过去，要是这样回就完了。” 所以，他他的女儿啊，非常善良的一心，她就说我不能让他们分开，嗯，我一定要让他们，所以我不能让他们再说真话。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了那句话： <laughs> 爱情跟婚姻是靠谎言来维持。 <laughs> 那些传媒就在帮他们说那些真话。嗯。本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单是靠言语维持的。嗯。有很多别的默契。嗯。那你说的这句话可能是真的。 但是我没有要说给他听。你只要说了，比方说说一句，老婆跟老公到四五十岁常说的一句话：“隔壁谁谁谁怎么赚那么多钱买这么大的房子了？”他没说你啊，这是句真话，可你可能就在伤别人的心了。嗯，或者男的说一句：“谁谁谁穿这个裙子很漂亮啊！”你可能就伤到了。没没，其实这个媒体，第一个他们是不是把真话说出来不知道。 我觉得就用这个做例子，到现在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个人承认不承认什么事情啊？我们看到的在目前发展这两个礼拜，全部是外面人的记写的故事，里面有多少真假？而且这两个当事人好像还没有公开说过话，对？ 呃，对，这这这个这有两种目前，两种目前他有有张柏芝，啊，听说官方没有官方网站只后来承认说，对，有碰到拍了照片，就这样的话嘛，对，没有谈两两人夫妇之间的也没有对，没有谈什么房子过户不过户哈，对，然后也当然没有谈当时碰到拍照拍什么照哈，所以而且说两个人所谓很亲密拍照，我们都知道嘛，要手机，我们手机连带拍照，一定是把人两个头。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蒙信念？对，这这就这样说哈。那虽然不排除这个可能，所以所以基本上是 <laughs> 基本上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虽然有很多传媒在加油加价，嗯，但是他们点中了一些真的东西，其中可能有些真的东西。是，而他们保持。问题是，我觉得家辉讲那个挺有道理，就是说，现在这整件事最奇怪的地方在于，我们说我们觉得那是真话，但问题是。 那都不是这两个人说的，这都是我们帮他说的。这个事儿被大家议论了两个礼拜，这两个当事人本身其实说的话非常非常少，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我们旁边这边。那就是那就是意义就是，事情其实不单是这两个人，大家感兴趣的变成所以就大家认为你害怕，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说这个八卦新闻啊，它有个有个作用。 它是个社会集体演出的一场社会活剧嘛，对不对？家庭伦理剧，我们先写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接着见。 我是觉得啊，像这种八卦新新闻啊，它好玩的地方在哪？就是它提供一个很多的机会啊，让这个社会及大家去投入、投入、投入什么呢？为什么这么投入呢？一来是一些是名人，二来呢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些题目，你看看。 到的是我们这个社会里面一些很根本的一些价值、人伦关系。其实我们是借着这几个人来谈我们关心的事情，对不对？你比方说，像很多人在这件事里面说什么张柏芝啊，逐步逐步把老公赚的钱拿掉了，把他的这个物业转到买豪宅了，什么这些事儿。那这个其实我们与其说是在谈张柏芝，其实倒不如说是我们在谈。 夫妇间的这个财务分配啊，房子这些事儿，其实家家户户都遇过，对不对？家家户我肯定很多夫妇还真谈过这个名房子到底是呃联名呢，还是你的呢，还是我的呢？然后你如果说这个啊啊啊，为什么房子不给写老婆名字？那然后说起来，这老婆就说哦，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你对我们关系没信心啊？什么这些就来了。所以换一个角度看哈，我同意，每个人在谈其实是谈自己会面对的种种的阴暗。 纠缠暧昧哈，然后呢，我们看这些八卦，其实都是我们的注脚。 六经借我注脚来注解我个人的价值观，我一定是有个立场，然后我来评论张柏芝不对，还是陈冠希不对，还是谁谁谁不对？就像我上个礼拜说，我蛮希望他们离婚的。好 <laughs>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 <laughs> 这种人说到出他自己 <laughs> 啊不，你因为借着人家来说自己，因为啊闻到这一点可能比较理解。我们在香港成长，小时候看谁了啊？你不在香港成长，对不起。根本我也我也对。 每个暑假回来，我都我们那个看见他。 父母亲啊，谢贤跟狄波拉离婚，多么完美的离婚啊！离婚之后是个朋友，各有各的是精彩生活。离婚并不是世界末日。对，我觉得第一代做完这种示范，假如第二代也做这种示范，那重复是吧？啊，对，让大家看到。接下来轮到这个 Lucas <laughs> 他们那代是《百年孤独》是吧？每代重复， <laughs> 最好。将来就将来就有一个新的名字叫离二代，离 <laughs> 三代还可以可以举行庆祝晚会哈，我大家请客的离婚请客哈，我觉得。 这是从这种价值观哈，来把人家的个案来作为我们的注解。可是这一次的事件哈，听说最近这几天，周润发也是受害者啊，对，因为周润发，哎呀，周润发去飞机场啊，看到很多狗仔队在等。 嗯，周润发一过去啊，就马上弄一下，以为人家等他拍他。狗仔队说啊，发哥不是等你，我们等张柏芝。 <laughs> 周润发就很难过，然后改过来就说啊，是啊，他们都底怎么样？是离还是合？这样连周润发也八卦起八卦起来啊，所以他也是也是受害者嘛啊。所以这个这个大的这个社会集体参与的伦理剧，嗯，概括起来就是关于张柏芝，关于谢霆锋。对，我们大家都在谈我们自己，没错，对不对？ 对，这这是一个现象。但是回到这两个人呢，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实际上骨子里没问题。那眼看这个事态的发展，名气越炒越大。这个做传媒真是太好的公关了，我要都要不到，只要比比拍电影还成功。那我就静观事变。哦，还有一种可能是有问题，是有一些矛盾，但是。 谁都吃不准这个矛盾会怎么发展，嗯，它可大可小。你刚才讲，嗯，家庭爱情靠谎言维持，嗯，我想换一个另外的说法，靠爱维持，嗯，而爱不等于真话，对，就是还是靠爱维持。所以我相信，如果是后面一种的话，那他们也不完全是旁观者，他们是在事件被大家所卷袭着。 而这样的戏剧性就更强，而且这个戏剧呢， <laughs> 有趣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天早上在我家楼下那个茶餐厅吃早餐嘛，那就露天的，那像大排档一样，我就听到我们隔壁桌那坐着几个香港的家庭主妇，平常书生、师奶啊，那他们就很热烈谈这个事儿，那他们特别呢就去骂一个人，骂谁呢？骂这件事里面就刚才我说这个娱乐新主持人那个爆料的那个人。 那那个人是香港这个娱乐记者中的大姐大。嗯。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很讨厌他，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家隔壁那师奶，他们说那个八婆八婆， <laughs> 然后呢一直骂说那种八婆搞乱人家家庭啊，掺 <laughs> 人家家事儿，关你什么事儿？怎么样？但我越听越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你看这帮人，他们呢是听他们说话听得出来，他们是天天看他节目，听他节目。嗯 然后他们的很多材料都是从他们口中这个八婆那儿得来， <laughs> 然后他们一直议论这个事儿，然后但是他们骂那个人骂的那个点说人家家事儿关你什么事儿， <laughs> 所以你看这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很讨厌那些八公八婆说人家家事儿关你什么事儿。 我们都在这个剧里面还找到了这么一个角色出来投入进去去骂他，但是回想一看，其实我们就这种人嘛。那四奶是有分级的，我们以为说他那个 <laughs> 哎呃对，他是听啊，他听在他耳朵他可以细分的，他喜欢听八卦，可是那种八卦什么绯闻啊什么他会爱听，可是奶呢很讨厌那些有几种人，四奶是很讨厌的狐狸精。 啊，拆散人家的啊，那所以呢，电视演艺员啊，女演员一被封为狐狸精，马上要完蛋了，对，就完了。然后这种就是来拆散人家嘛，讲是非，司马懿是特别痛恨的。对，还有这种就是讲是非的，但是问题是说，所以就讲。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